按照这个德军总参谋部战前的构想，距离边界只有一俄里远的小小要塞，一个冲锋就可以搞定，大概花个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吧，啊，这要塞就可以攻下。六月二十二号凌晨，布列斯特周围和国境线其他地方一样的寂静，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黑夜就那么几个小时，很快就结束了。 这个要塞里边呢，原本是驻扎着苏联西方面军的两个步兵师，但是不巧的是呢，主力部队呢开出去训练去了。那因为苏联人不是没想到德国会打他嘛，那斯大林认为希特勒是他哥们儿啊，基友不可能打我，结果训练去了。那结果呢，剩下的都是一些什么团部直属分队以及非战斗人员啊，比如工兵、通讯兵。 医务兵啊，内务部队，甚至还有军乐队，还有女兵。来，首长，你要哪里？都是这个啊，凑在一块凑吧凑吧，加在一起呀，也就两个团，而且呢，还没啥重武器。前面咱讲，六月二十二号是礼拜天啊啊，苏联人也没啥娱乐，是吧？就是窝特着酸黄瓜、腊肠、嚼喝醉闹跳舞，所有人都那嗨呢，是吧？都沉浸在这个夏日轻松愉快的生活当中。 战火硝烟如同传说，虚无缥缈，遥不可及。很多这个中高级军官跟往常一样，坐着火车到明斯克或者维尔纽斯啊度假去了。而河对岸磨刀霍霍、随时待命的德军，距离他们啊只有一俄里。这一俄里是多远呢？一点零六公里。 是吧？这个一英里是一点六公里，对吧？一俄里只有一点零六公里，那就基本上相当于一公里。拿望远镜一看，苏联红军晾在外面的裤衩是什么颜色的都能看得见。凌晨两点，德军四十五步兵师第一线突击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的潜伏在布格河西岸预定攻击位置。很多德国兵感到非常惊喜啊！为什么呢？他们清楚的看到了一列。 从德国开来的火车隆隆驶过布格河铁路大桥，进入布列斯特火车站。这是一列满载货物的这个货车。根据条约规定中，德国要向苏联提供的物资，其实也是德国故意迷惑苏联的。这列火车缓缓驶进布列斯特车站，开始更换列车的底盘儿。 这样呢，才能走苏联的这个宽轨轨道啊。一般这个火车的这个轨道是一米二嘛，应该是啊一米二啊。苏联是一米四，它跟别的国家的铁轨都不接壤。还有的国家窄轨就一米是吧？你像咱呃民国都是山西的这个铁路就是一米啊，所以你外省的车你使不进来啊。所以为什么山西有这么多古迹保留下来，就是军阀混战打不到那儿是吧？所以咱们现在也这样，咱的火车如果从新疆出发。 是吧？你要去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是吧？这些独联体国家，包括蒙古，你在边境口岸都要这个换底盘啊，这事儿很影响效率啊。据说从沙俄时代他就这么干，他怕别人打他，所以我把这个铁路弄宽了。这样的话，你外国人进不来。那苏联呢，后来也就继承了下来。啊这么干其实是跟外界隔绝，发展肯定不好。但是。 此时此刻啊，对岸熟睡的苏军绝对想不到，一小时后战争首先从这儿就爆发了。六月二十二号凌晨三点半，随着猛然轰鸣的炮声，这个打破了夏夜的宁静，苏德战争爆发了。布列斯特要塞对岸，德军集中了十二个炮兵营和工程重炮，对要塞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炮击。 同时，德国空军经过战前周密的时间计算之后，也准时越过边境，对要塞和堡垒狂轰滥炸。这个大名鼎鼎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带着恐怖的尖叫向下俯冲投弹。经过持续一个半小时的火力集袭。 德军密集的炮火集中轰炸了要塞的大桥、城门、炮台、军火仓库、医疗救护站、食品仓库、军营、军官宿舍。这轰炸期间，每隔四分钟持续十分钟齐射，是吧？所以就是这课间休息的时间只有四分钟啊，全是十分钟铺天盖地的急射。在德军的炮击下，苏联的军需仓库被摧毁。 更重要的是，各个堡垒的供水系统遭到了破坏，丧失了功能。很多苏军官兵在睡梦当中就被炸得粉身碎骨，或者不省人事。在德军强大火力的支援下，四十五步兵师发起了第一轮攻击，仅仅用了四分钟，强渡到了布格河对岸。五分钟，主要由工兵突击部队组成的第二攻击波也渡过了布格河。 两个分队互相配合，经过短促战斗，迅速穿越了布列斯特要塞区西面的要塞，还有这个进入了南面的要塞，直扑指挥部所在的中心堡垒。但是到达中心堡垒的德军被眼前的景象闪瞎了钛合金狗眼。为什么？我们刚才各种口径的大炮轰了这么半天，难道打的是假炮吗？ 这个中心堡垒仅仅就被蹭破点皮儿，是吧？几乎是完好无损呐。即使是亚当夏娃啊这两口子是吧？吐出的这个两吨多重的炮弹对堡垒造成的迫害也只是啃掉了块肉，根本没有伤筋动骨。隆隆的炮声和剧烈的爆炸声。 只是把守卫堡垒的苏军从睡梦中唤醒啊！今天闹钟这声动静够大的哦不是是起床号，行了，赶紧起来吧，是吧？都不用醒盹了，直接清醒，迅速进入到战斗岗位。这个一零年俄罗斯拍了这么一部电影，叫《布雷斯特要塞》啊，其实比这个当年苏联时代那个莫斯科保卫战这这个片子扯一点，因为它现在成本没那么高了，那会儿举国之力拍，但是你感觉还是。 很真实的啊，这一段情节在电影当中呢，就是被演绎的非常真实啊。德军顺利的通过了一个城堡的大门啊，然后呈这个搜索阵型从西往东走，德军正在前进，突然之间营房大门打开。 毛熊们发起了标志性的乌拉冲锋啊！乌拉就是万岁嘛！全世界冲锋的时候喊口号的，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这个苏联啊，一边冲一边喊乌拉啊，一边喊乌拉啊，就是实际上给自个儿壮胆儿。冲之前先半瓶伏特加下去，然后喊乌拉的，啊再有就是小日本万岁冲锋，都是喊万岁啊！小日本我喊万岁，班灾班灾就是冲锋是吧？就是这种东西，敌人最喜欢了。 正他妈找不着你在哪儿了啊！一个个就全部揣冒昧的跑了出来，所以这种场面是又震撼又搞笑，各种各样的兵种，各种各样的制服，各种各样的没穿衣服。为什么呢？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穿了啊！直接就冲出来了，也没啥组织，甚至只有很少的人拿着枪。为啥？当兵的睡觉的时候，枪弹是分离的。 枪得锁着啊，万一你跟排长有仇呢，是吧？排长睡着了，你拿出枪来帮，把排长爆头了，这也不行，是吧？所以这都得给锁着，没有什么组织啊。所以那感觉就跟那个那个什么亮剑那片子是吧？我的意大利炮呢，就那片子是吧？那个打那山崎大队那个镜头一样啊。所以这个冲锋的时候，炊事兵拿着菜刀，骑兵拿着马刀，炮兵呢拿着刷炮管的刷子啊，还有拿钉耙、锄头、粪叉子的，还拿砖头的，拿什么都有，是吧？ 德军直接就蒙圈了，是吧？之前我们在西线打仗是顺风顺水啊，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基本上在这种状态下，梆梆梆一开炮一打枪，西线那些少爷兵就全投降了，法国兵直接就投降了，然后到战俘营里是吧？泡德国女人去了，人就干这个了是吧？德国人特后悔，他俘虏一百多万，我们跟前线是吧？浴血奋战，这帮人在后方搞我媳妇儿，你是啥事儿啊？这叫是吧？哎。 法国人多浪漫，又会说法语又好听，是吧？这法语又好听，不像那个德语，都说的出来，都是跟适合跟犯人讲，是吧？除了英国兵，是吧？咔咔咔游过海峡，人跑了，别的都投降了，是吧？从这帮不要脸的，你看，举砖头就冲出来了，是吧？没见过这种傻横傻横的老毛子，德国人一下就被打懵了，是吧？为什么能被钉耙、锄头、粪叉子打懵了？就是我想的是进来捡漏的，说您这东西。 多少钱是吧？我以为你出价五百是吧？然后我说二百，这东西就拿走了。你直接报了个一万五，我一下懵逼了，忘了还价了，不要，我走了。就这种感觉是吧？一下把这德国兵打的是抱头鼠窜，苏联士兵是不顾一切的往前冲，拿着手里的疑似武器放倒一个德军，就捡起德军掉在地上的步枪射击。那反正苏联人擅长干这个，一战那不就是嘛，是吧？三个连上战场，就一个连有枪。 后边是木棍绑把刺刀，再后边就直接大镰刀，是吧？然后死一个兵，你捡起他的武器射击。所以苏联兵擅长干这玩意儿。那会儿步枪反正原理都差不多，都是那种栓动式步枪，一拉咔，都都是这个。德国也是九八 K，撩下就打。仅仅百十来人的冲锋，一下就把德军先头部队冲成了两截一部分德军就退到了中央堡垒的教堂里据守，是吧？德国人都晕了。 我是来进攻的，怎么变成我防守了？另一路直接掉头往原路跑，是吧？你想奥地利人打波兰那么牛，打法国那么牛，那也是对手的问题，不是他真牛，是吧？奥地利人也是很浪漫的，也是，是吧？遇上玩命的我就不行了，是吧？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另一部分人就往回跑了。红军这次冲锋是德军开始进攻以来布列斯特要塞的第一次反冲击，收到了奇效，于是。 第一批攻入中心堡垒的德军，很快被清醒过来的苏军实施的逆袭挫败。守卫者是一举把德军赶出了中心堡垒。这个时候的德军终于知道了，眼前的这些敌人呐，真的不像波兰人和法国人似的那么好对付。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